锵锵三人行，这个易军啊，越来越会穿衣服了，哎，我又问，我经常被你问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laughs> 谢谢观赏一下，因为这个易军，我觉得过去是凤凰卫视的这个呃女主持、女记者里头啊，这个最不讲究穿衣服的。 是吧？好像这么多年我都没穿衣服似的。 <laughs> 这个你在占地不能太讲究，好像很很不妥当，是吧？你这么讲话。这正是我们敬佩他的地方啊！作为一个女人，对吧？粗服披头，粗眼不眼活色，是吧？粗头乱发，我我我有那么惨我我我有那么惨哦，吧？ 这虽有这个村妇野妇的外貌， <laughs> 没错，我 <laughs> 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记得过去，我记得过去唯一能跟你有一拼的就是吕秋露薇了。但是 <laughs> 但是吕秋露薇有名了之后，我发现她也开始注重衣着，哦，越来越打扮哈，越有这个。你不是也开始换眼镜了吗？你以前的时候穿的那个马甲，跟现在也不能比啊。我早了，什么时候你看我穿的衣服好看？ 我就开始穿我自己买的衣服了，所以凤凰卫视，我跟你说，我挣的都没我卖给替他买衣服花的这个钱多。对，大家差不多。而且我注意你今天发型怎么变成你早年的发型了？哎，你这个几乎是你的咱们发型师阿瑞也这么说。嗯，不是，主要今天我迟到了。 所以呢，我说一分钟，一分钟不能让你们等了。嗯，他就把我的头发吹成这个。我觉得你的像镜中错的发型啊，就是两边是这样，上面没有他。你知道我们最早开节目的时候十几年前他就这个样子，五四嘛，像不像？是吧？五四时期的流氓。 <laughs> <laughs> 你你这就不知道，那天我们也老是见到以后。 福志高，哦，朴 <laughs> 志高，你知道是谁？哦，我当然知道。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先别说，哎，对对，咱说正事儿啊，咱说正事儿，不说福志高了，咱们说这个韩国总理，嗯，哎，他姓朴吧？不是，不是，总理不姓朴，他姓什么？总统姓朴，姓郑。啊，姓郑。人家不是姓郑就是姓姓朴，要么姓金，反正就撞。姓崔。对对，就这几个。姓郑的看来还是个负责任的人，就是说，沉船了，嗯，他。 嗯呃，辞职辞职了。你你哎，你说这个那天我听咱们一个新闻主播还说呢，我发现他，我发现新闻主播啊很有意思。嗯嗯。我那天跟他讲了一番道理，你知道吗？他觉得啊，就是我们的有些编辑啊工作不认真。嗯。因为人家是个咱们这个主播是个有追求的主播。嗯。他说要采访，因为这个总理啊辞职，他自己就看见了。当时在直播新闻的时候，这个。 这个这个编辑就会把这个主播提的问题写出来嘛？嗯，他觉得提的这个问题啊就不好，就是说，呃，就是说这个这个叫，哎，你去参加那个新闻发布会了吗？哈，那个这会上有什么重点呢？他觉得这样提问显得我这个新闻主播什么都不知道，对吧？他说，我觉得应该问什么呢？哎，这个辞职是不是这个朴槿惠？哎，朴槿惠呃的炮灰，就等于说这个。 呃，这个替朴槿惠来来来遮丑的，哎，他觉得这样提一个问题能显咱这主播懂新闻。可以。对。他他们通常总理倒都是，就说因为是总统来任命的，他不是说选出来的。啊，所以通常总理倒都还是替总统挡箭的。对，这很常见。对。这很常见。是吗？咱们看看他，我看他不是替总统挡箭，他是替他自己挡矿泉水瓶子。 <laughs> 就就就这么砸呀？嗯。 这个总理，他你看你这照片拍的是多么的生动啊！后边这个高速这个摄影，你看这个水，对，你看这个矿泉水，哎，一军，你注意换矿泉水的水花，看见了，对，整个的过程都拍到了，是。 他所以说他去辞职的时候，他就说是家属的尖叫声在我耳边，让我整夜都不能睡。他觉得特别受刺激，但是也很奇怪，他这次辞职，我看中国媒体的反应都说，哎呀，特别负责任。但韩国一片骂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什么呢？说第一，你这个整个的事件还没完结，还在打捞嘛，打捞工作都没有结束，问责都还没，你都跑了，说你是个逃兵。而我今天问了一个，朴槿惠说了，说我接受你的辞呈，是，但是你把搜救。 工作呀，搞完了，对，我拿你的辞呈。对，现在这是后来才颁布的，哦，后来才解说的。对，哎，文道，我就不明白了。当然，就说咱就是说他是负责任哈，可是照我的想法，这事儿跟他有关系吗？哦，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其实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啊，中国我们一般国民还不是太习惯，但常常看到外国发生什么交通意外事故，是动不动就不是不只是交通部长辞职。 而且有时候是首相、总理辞职，甚至总统辞职也都在所多有。但是问题是我们回头看那个事故，说不定就只是很小很小的，比如说一个交通意外或什么怎么样，那个责任都很难追溯到那儿吧， <laughs> 对不对？对。可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呢，嗯，呃，有几点啊。这第一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件事，因为大家在追溯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个船长的责任。 追溯的是韩国的海运部门、交通部门的责任，事后的处理的信息发放混乱的责任，然后搜救上面有没有问题的责任，而且甚至包括整个韩国的文化。那么这时候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第二把手，或者是总统以下的，真的是平常管理行政责任的人，我觉得出来这已经变成一个常规，而且这个东西中国就有以前啊，中国哪总理辞职了？ 太多了，你你汉朝宋朝的时候， <laughs> 我以为你说不不， <laughs> 但我想说就是，对，我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也有的，因为你以前汉朝宋朝天灾人祸，宰相就就来辞职，哎，而且呢，宰相不辞职呢，御史大夫弹劾他说他该辞职。那我那我问你啊，那这个马航班机，嗯，那马总理，嗯，他是不是？我。 按照伦理，按照很多国家的情况，他应该辞职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其实你看到哪一个级别的人要辞或者怎么去负责任，往往跟这个国家里面的民意或者说这个时候叫民怨达到哪个层面有关系。对对对。他这次你注意到他有个细节，就是有人在青瓦台，就是他这个这个这个总统府网站上留言，要求总统辞职，就是要这个朴槿惠要辞职。而且这一条这呃呃这个留言很快达到了几十万个就。 是这个回应，所以总统其实他是受不了了，而且他今天有出来这个去道歉嘛。那么在韩国呢，总理往往是总统去任命，而且这个人呢常常是不是很出名，不是说非常一定要有这个政治经验，他是基本上是一个虚职，他经常是就总统在竞选过程当中，这个人帮过他。 有点回报似的，那么你就坐这个位置，那么最后你也得替人家挡这个箭，就是这个名誉已经到达了这么高的层级，他这次这个海事部门特别遭人诟病，你会发现它里面很多的问题，什么救生衣都很就很就是很多人都没有穿，然后那个船翻了以后多少天才进到那个里面去等等，因为韩国的这个海事部啊，它就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一个国企。 你看，它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吧，但是它的这个就是这种官僚主义，特别是在这样庞大的一个国企里面，它很多的问题，外人是进不去的，它很多都是裙带关系才能够进去。我今天有打电话问一个韩国朋友，就是怎么看这个事，他说这海，他他说这海事部就是个大衙门，而且他们特别的奇怪，说，比如说啊，说某一个就是说是要突击检查这个部门。 就是看他这安全怎么样哈，你突击检查是通常不能让他知道的，是吧？嗯，他会提前二十四小时他自己就知道了，然后告诉大家要怎么去准备。所以他们里面很大的问题，这次都翻出来说，就要看朴槿惠怎么样下决心去整个要去改这个部门。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老说韩国多么多么牛，这次就看出来了。哎，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种国家呀。 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我就勉强叫它准现代国家。嗯，就这种国家的这个特点啊，你包括你看马来西亚，我原来对马来西亚印象很好，吉隆坡现代化城市啊，那不看上去也不比香港差什么，对吧？你看，往往就韩国呀，什么马来西亚这种国家，一出事儿你就会发现呢，它是一种什么？你看，通常我们说发达国家，你看美国，你看英国。 他呀是要靠谱啊，他件件事儿都靠谱，他互相间是符合逻辑的，这个管这个，那个管那个。但是你看，就这种准现代国家，说实在的，中国也这样。准现代国家就表现出严格的，就是说不平衡、不协调。这个这个呃，顾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然后一出一个什么事他是靠谱里头有不靠谱，不靠谱里头又有靠谱，他就是。 它是这么一种情况。可是我觉得也不要夸大这个所谓现代、准现代的分别。现代国家，你说的现代国家不一定总总是那么现代。美国在新奥尔良空灾的时候， <laughs> 这个水平，他们的水平看出来跟我们不是差很远的。而而我觉得韩国这一回呢，其实恰恰是他成功的地方，有时候也是导致这出事的地方。你比如说这回很多人都诟病一点，说为什么死的都是那些学生，很应该这么讲，倒过来讲。 学生几乎没获救的，全死光了。对，那些学生都是乖乖的在听话。对对对。对，学生都不走。对。然后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么这种的服从，这种的要跟随纪律，这种长幼有序，某程度上也是这几年韩国那么高速的，他这些大型企业侵占全球市场的一个秘密之一。对。就是他简直整个国家有时候像支部队一样。部队。他所以他。 他沉船的时候，他的学生又表现出了部队的纪律，然后全都死了。是是。但是他的这种长官啊，不叫长长幼有序，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例子。嗯。就一九九九年圣诞节前，有一架韩国的货运客机从英国呃这个起飞嘛，一分钟之内坠地，机上的机呃机长、副机长还有一一个机械师全全部都死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副机长他看到了机长操作上是有问题，的，他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水平的一个仪器坏掉了，所以他整个。 关掉了，他不敢出声。他看见了，他不敢逾越这个规矩去出声。然后整个的变化太快了，一分钟就，就是后来调查出来这个原因以后，全世界都震惊了，说韩国这是什么这个机舱文化？对，就宁可死都不敢出一声。嗯，哎呦，长幼有序嘛。你比如说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记得两个细节，他们说发现这个尸体。 全是在那个最底下那一层里，这学生都都都老老实实在待着。一个呢，发现的很多尸体啊，手指头都断了，那就是在最后时刻他扒呀扒，你说他这个劲儿，他把手指头都掰断了。但是就这样，所以所以就是文道刚才讲的很好，就是现在我发现韩韩国人这事儿就是太深了，伤他们。就是开始讨论到什么程度，家长说那几个上甲板抽烟的孩子，调皮孩子不听老师的话，他们知道跳船。 他们就活了，那大部分的孩子老老实实的，那帮船员不就是说不准动，躲在就是停在船舱里，就老老实实在船舱。后来他们说这个救援的船只啊，救援的船只就在五十米开外啊，那个救援的船只就在说只要你跳下来，肯定就把你救活了，愣就没一个跳下来，老老实实在船舱里坐着，你这个家伙就死死死几百人呐，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看，比如说在韩国，你跟韩国人喝过酒嘛？啊，因为你跟韩国人在酒桌上，你就知道他们那种长幼有序是，嗯，其实也是儒家文化，但是我们的儒家文化，他们走到一个地步是中国人自愧不如。比如说，长辈在跟前要敬酒喝酒，然后呢，喝酒是这样的，手遮着，回头喝，嗯，别别让长辈看到了。 自己这么喝，这是很不很不礼貌，很不敬。他们说啊，这个这个这个也不是尊卑，这也是尊卑啊，一种服从，就说这是服从。但是呢，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啊，人家专家也讲了，也不能去鼓励不听船员的，不听船长的指示，再发生这种船难，你要到处乱跑也不行。但是问题就在于啊，在危机当中，你的判断，比如说你都快死了，嗯。 这你你还不不不不求生，嗯，就这个就太老实了。这又反映另一个问题，就还有包括这次他的那些船员跟船长的判断，对，因为这帮人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责任。你看到就是自己都逃了嘛。 所有的外国媒体都在问，他们受过的是什么样的训练？对，他整个的上面没有，好像没有一个部分是符合专业求生这种呃这个训练的，没有。嗯。而且他这个船舱里面的好像不只有那种自动浮起来那种那个船，几天以后一个一个上来了，质量都不过关。嗯，所以可见他整个部门系统，整是有问题的。但这又看到另一个韩国的问题，就是他的很多的单位、机构、企业。 看起来很厉害，真的是是是很强大，但是问题是里面其实有相当重的人质色彩，有人质色彩就会出现刚才易军讲那个，就是他其实有很多是裙带关系进去，很多东西也会打马虎眼，所以他要不出事就不出事，他一出事儿就很严重，因为他整个系统里面。 有时候他很多公司、很多机构是很用人为亲的。对，你比如说看他很多大企业，你很明显看到管理阶层怎么都一个姓，当然韩国姓比较少啊，但我指的这个姓都是同一家人。 同一家人的亲戚或者是远亲，常常见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整个的，我听就是就是韩国人，他们自就是自身啊，对这个公务员队伍的抱怨特别大。就他们说，他们的总统啊是五年换一次嘛，他是不能够那个连任的。你干得再好，你过五年你就是你要换了。然后内阁也是经常换，但是公务员的这个队伍是不换的。对，他们永远在那里。嗯，所以就很容易滋生出一就是一大堆的问题。哎，那你说这个不就像美国那个文官系统嘛？他这个。 全世界政策换来换去，但是公务员基本上不变的嘛。但是问题是你的政治家能不能够操稳稳的操控文官系统，那是另一个问题。全世界文官系统都都是这样，很稳定不变，然后政治人物在变。对。但是问题是你政治人物能不能驾驭得了文官呢？那么我觉得韩国刚刚义军讲这句，就是他的文官系统其实有时候是自主的。 啊，那就是咱说的官僚主义。对，就是这次他们说要看这个朴槿惠能不能触动这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个问题。嗯，然后我刚才其实也有问问到，我就说很奇怪，就是说他这个国家这么长幼长幼有序，但是你看他对长官、总理、总统，其实，在现场他没有去好像很尊敬他，他们来都是被骂。嗯，而且那我问他们说，这个时候你们不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帮你们成功救出来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也有他们有功劳？ 没有，韩国人觉得这时候就是该挨骂的，没有一个人这时候可以因为这个救灾有功劳，全部就是被该骂的时候。哎，真是，当然如假如有民族性这种东西的话哈，我老觉得韩国呀不全面，就是它的优点呢很突出啊，但是呢它好像不全面。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他们的性格当中啊直。 就是认为什么，就是认为怎么着就怎么着，就顾这一头。但是你像比如中国，咱讲这个阴阳调和，有直的也有弯的，是吧？有有阳刚的，也有这个这个这个呃呃周全的。我是觉得有时候我觉得韩国人就是啊，他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他他他没有一个权周全的一个权衡，是不？是？可是我觉得韩国呃，应该这么讲，他不是不讲阴阳调和，人家国旗还是太极呢，这 <laughs> 个，嗯。 他有，只是他的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看到他的这个很积极进取、奋进的那一面，因为这一面的确又是他们很突出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抗争运动。而且其实就因为这样直，它容易成事。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抗争运动嘛，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光州事件，一杀了一波又一波， <laughs> 杀了一波又一波，最后一定要抗争到底。对，但是是这样对的，对。 而且你看，比如说，我记得，呃，有一有哪一年我忘了，是好像中日两国同时掀起反日怒潮，嗯，然后我们不是两边都是大批青年上街示威抗议，老百姓不满嘛。那我们中国这边，比如说就有在街上砸日本车子或什么。那韩国人的干办法是怎么样呢？就对，就跑到这个日本大使馆前头剁手指，然后把手指扔进去，然后一批剁完了，就每天还有很有纪律，一天十个。 今天玩了十个，然后警察阻止，散了。第二天又来十个，啪！就人家不是砸日本车，要要干就断自己手指来，而且 <laughs> 这这是表示决心，这是很很正直，就某种程度 <laughs> 很正直的人，是吧？很佩服，很就是很刚直的很厉害。他就是你看啊，就像你说的问题，他觉得他到了一个情境里啊，他就那么干。比如说那个总理来了，记者围堵。 他就敢拿矿泉水瓶子就这么砸你，对吧？但是也许在回到一个平常生活中，你看这个韩国电影最多出现的镜头就是长辈啊，跟这个年轻人二墩小伙子，啪就一巴掌，小小伙子你还必须顺势打个滚儿在地下， <laughs> 然后呢就就是这就反映他这种长又是很很尊卑的文化。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已经又给我们报告是吧？说都教授在香港。我听说，我听说，我当然没去哦。听说有很多人就是专门请假去看那个都教授，说前两天是在香港，然后说不知道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就还怎么样入住尖沙咀的酒店，但是出来的时候面部表情很沉痛，就是匆匆忙忙的，也没有跟歌就不叫不叫歌迷了，影迷怎么见面？说可能是因为受这个沉船事件的影响，他在外头都不能够表现出好像出来做宣传那种态势。是，你看他们这种性格就是。 要伤心，就一下伤心到举国，都得了。他们现在是韩国就精神病症候群了，已经是。对，就你有没有看到就有个细节，说有一个父亲啊，他那个孩子死了，他孩子还是把自己的救生衣给别人这样死的，那个那个父亲就说我要一定给他用最便宜的棺木，说不给国家造成负担，因为他是有这个纳税人的钱。然后他们整个国家都震呆了。对，但但我觉得。 好像我听到也觉得很正常，以韩国来讲，你记不记得那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嗯对，不是各国都股市汇市大跌嘛，都很惨嘛。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年，就韩国出现很让人震惊的画面，亚洲没有没有第二个地方这样。 是百姓排队上街去捐捐捐金子、珠宝首饰，捐出来捐给国家。捐金？我觉得你说捐金子， <laughs> 捐捐捐，中国人捐金。 <laughs> 日本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的国家的这个负债表再厉害没有关系，他们自己会买单，他们自己会买单的。他们自己会搞定，这很夸张的。 嗯，他们那种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其实比咱们还厉害。哦那厉害太多。对，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嘛，那时候是金大中的那个葬礼，嗯，我是第一次去，我对他们一开始也不了解我以为韩国人跟我们很不一样的。然后在这个，他们因为那个整个的这个仪式特别特别长，中间休就是中间去休息的时候，你就看吧，他们每个人都是扎堆儿，也不走远，就是跟谁来的这一个队伍总是扎在一起。 嗯，这跟中国人其实特别像，嗯，哦，这种扎扎堆儿精神，嗯，但中国人这个我觉得真是就说叫什么呢？合合合起伙来就不行，也就就就就就没有人家这种集体主义劲头啊。他们他们集体的那个纪律，或者说呃愿意牺牲自己来给集体，对，那股劲真的是比我们强很多。但是我我想回过头来说说这一回，我们一开始讲他的总理辞职啊。 我觉得这一点啊，就这最近网民大家讨论就在谈什么叫负责任，比如说人家政治负责是这么来负责，我们该不该也学一学？因为我们比较少嘛。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包括以前我刚才说汉朝、宋朝宰相会辞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有点啊要把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要分割的清楚那种。